沃托星上有十大美景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叫永无岛，名字来自于古地球时代著名小说《彼得潘》。最初的设计是个儿童乐园，几经翻修后，现在成了构建在天然岛屿上的人造仙境，世界上最奢华的度假地之一。成年精英们渴望短暂忘却沃托的浮华，来这里返璞归真。 各位长官好，静恒呢？在屋里，我这就去叫他。啊！哎，荡秋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，静叔，摔疼了吧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他们是谁啊？啊，爸爸的同事。麻烦你快点，我们赶着回军委复命。他们俩干嘛？他们是不是要带哥哥走？哼！哎，静叔。 独角兽呢？独角兽！独角兽，你快点飞，快点儿！飞快点儿，独角兽！哥哥要走了。景恒，走吧。等等，静书呢？以后你会见到他的。我们先走吧。来。等一下！独角兽，独角兽，给你带。 润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Cri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《残次品》第十期。欢迎光临永无岛。 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仙子，我会陪伴你度过最美妙的假期。永无岛以前是管委会名下资产，想知道管委会为什么有那么重的权力欲望，为什么那么贪婪？看看这里就知道了。十大名剑的机甲盒用的可变形材料，六百万一克，他们就拿来做这种愚蠢的小玩意儿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呢？艾衍，滚吧。 这是旧世界的腐败主人，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秩序和监管不完备，才会产生权力寻租和腐败。他们已经被打败了， <laughs> 没有了伊甸园，还有伍尔夫。伍尔夫老糊涂了，还有王艾伦之流。你没看见现在局势未稳，王艾伦就已经野心勃勃地想收走各地军事自治权，恢复当年管委会治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吗？天下乌鸦一般黑。 伟大的新世界会把这一切消灭在襁褓里。但愿。哦，那旗子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呃，昨天是陆信将军殉职纪念日，我托全境降半旗三天。联盟把陆信之死定性为殉职。呃，陆信将军之死已经证实了是伊甸园管委会的阴谋，因此对外被宣传成了一场英雄的悲歌。今天在联盟议会广场上还有祭奠活动。 哦，把内忧外患的锅全扣在被打倒的管委会头上，哼！联盟中央倒是挺会废物利用的。陆逊将军作为联盟的基石，深信自由宣言，灵魂依然在无怨无悔地保护着他的人。追随过他的将军们成了散落各地的火种，为英勇不屈的联盟 <laughs> 照亮了回到过脱的路。你觉不觉得这些人就像没有眼睛的羊？ 一边跑一边得意地咩咩叫，别人把他们往东赶，他们就闷头往东跑；别人把他们往西赶，就真情实感地转向西边，好像当年叫嚣着要处决陆信的人不是他们一样。主任，您看，这是广场上的人口分布图。祭奠活动有一万人在现场，每个圆点代表一个人，黑点是普通人，光点是我们的人，至少有四成。 <laughs> 看来新型屏蔽器效果还不错。 是，我们在第一星系埋的种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已经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口接受了芯片注射，完全具备一夜之间夺取政权的条件。王艾伦按照我们的指示下了第二批增兵令，武装规模超过了战争时期前线兵力的百分之九十。昨天第八星系的人已经就此发来质询，杜克回应说都是误会，并于今早动身回沃托。主人，我们离新世界只有一步之遥，就等您的命令了。很好。 杜克对陆逊将军忠心耿耿，也该送他去见见陆逊了。嗨，我的朋友，骑到我的背上来，开启梦幻之旅吧。独角兽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呃，这，是岛内通用的坐骑。当然，如果您不喜欢独角兽，它还可以变成……这种蠢东西一小时能跑十公里吗？我看起来已经闲成这样了，滚，给我找辆机甲车来。 是是，再见，我的朋友。盯紧了玫瑰之心和第八星系，一旦第八星系有反应，我们立刻动手。是主人。你既然走了，就不要再回来碍我的事。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有生之年，你不要见我。 我也不要见你，好不好，我的哥哥？杜克将军，这几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 签什么签？沃尔夫到底是老糊涂了还是吃错药了？乱弹琴！等到了沃托，我看他怎么解释。呃，老元帅大概有他的考量。乐德少爷，你屁股往哪儿坐呢？看看自己的番号，去秘书处抄写军规。我这是招谁惹谁了？夹在杜克和联盟中间，里外不是人。当意，机车已被追踪导弹锁定，战系统打开。 能量级别降到最高！武装人员准备。我是上校洛德，什么情况？多德上校，我锋舰队遭遇袭击，内部通讯。幸好被干扰。这打法是反乌会？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洛克这趟回联盟的行程完全是临时决定的，反乌会怎么会得到消息的？我马上到机甲收发站待命。妈的，没带多少武装。注意防守和攻击效率，将军小心。 他奶奶！的！招呼都不打，指挥舰冲锋，护卫舰跟上。是是是！将军，内部通讯网恢复了。离子炮，兜住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！胆大包天了，在第一星系挑衅！你们在地底下好好藏着，不知道去哪儿，把你们给挖出来！ 将军，指挥舰精神网正在被入侵。狗娘养的废物点心，把枪交给我。精神网是从内部被入侵的。你说什么？指挥舰上有叛徒。将军小心！你，将军，将军，站住！啊！您不是反污会，你们是鸦片。他们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联盟中央。 到底谁在背后发号施令？快，登上机甲，准备战斗！不德上吊，将军遇刺了！什么？将军发出的最后一条命令是向…… 再说一遍，卸下武装，立刻投降！联盟中央军只有战死，没有投降。所有待命的小机甲，跟我杀出去！是，粒子炮准备。想来也可笑，这竟然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战斗。在沃托克天使城要塞做了那么久的布置，对战争却毫无概念。可我还是一个上校。沃尔夫将军还让我。 去找林将军。上将，机甲中弹了，紧急跃迁。你还有没有时间观念了？每天我要是突发疾病。 你可以用你的个人终端救我，电流快赶上除颤器了。禁用，禁用，以后一定禁用。二位啊知道了，要迟到了，马上准备。不是，陆校长先生，银河城指挥中心发来急电，说，图兰将军昨夜就玫瑰之心再次增兵一事向杜克将军发去质询，对方给了一份非常匆忙的回复。而就在十分钟以前，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单方面的切断了已经建成了的双向通讯。 白银九现在已经在天然虫洞区外集结完毕，待命，不用紧张。来，你判断杜克将军没有恶意吗？至少他现在还没有恶意的理由。虫洞区易守难攻，图兰带三十架小机甲守在那不动，只要火力供得上，就算整个第一星系守卫军的兵力全涌过来，也拿不下白银九的阵地。倒也是，杜克将军作为第一星系边境守军。 应该猜得到，虫洞这边是先锋军白英九，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图兰真要图谋不轨，按理说应该是尽可能引诱我们出去，不会故意制造紧张气氛。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是那边出事了，会不会和三零六号令有关？有可能，第一次增兵是正当防卫，可以理解，但第二次增兵，就有点被迫害妄想症了。如果我是杜克。 作为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司令，大概心里也不会痛快。再说，联盟中央和各星系中央军之间再起矛盾，是迟早的事。怎么？权力欲哪有止境？战时，各地中央军趁机占地，各自为政，就像第七星系的安克鲁一样。后来呢？因为形势所迫，被沃尔夫整合在一起，一致对外。但局势一旦平息，他们就会发现。 自己再次从一方霸主降级成联盟的下属机构。各地中央军早年和联盟是有积怨的，现在手上有实际军权，不用挑拨都会有疑心。何况，何况还有自由军团，林林金书在里面搅和，也许矛盾提前被引爆了。或者，也还有另一种可能。 战龙，给，就是杜克，或者有人利用他，故意营造出一种那边出事的假象，随即向我们紧急求援，目的还是为了引诱我们的人出去，然后制造机会放一匹特洛伊木马进来。这都不好说，联盟的局势太复杂了。当年第八星系被迫封闭时，他们用的不就是这个套路吗？我们实在是被蛇咬的有点怕了。战龙，领带给我。这领带是要你，陆校长。 您塞给我的这条领带是要拿去干洗吗？啊，呃，呃，不，不用管，我自己收拾。通知李福兰，我要听白银一的军情简报。是。家用收纳清洗系统刚刚升级过了，以后不单能随时随地的响应您的召唤，还可以按照您的个性化需要，把清洗过的物品放回您需要的地方。比如阁楼。占卢修，闭嘴！你行行好吧。哦。 贤知，伍尔夫应该是怀疑第八星系有了一支超出常人的武装力量，而且眼下各地中央军都因为第八星系的独立而人心浮动，看起来很想效仿。我想，伍尔夫是打算在他们做大之前先一步毁掉第八星系。伍尔夫似乎很轻松。贤知，您不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再次发生全面战争吗？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 视频里的沃尔夫，看上去和他平时判若两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沃尔夫并不那么执着于联盟统一的大权在握。他已经三百二十岁了，还能握住权力多少年？生前身后，孤家寡人，这天大的权柄，又要由谁继承？ 先知，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杜克在返回沃托途中遇刺身亡。他们说是我们干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谁遇刺了？可靠消息，杜克将军今早在返回沃托的途中，意外遭遇海盗反乌会的伏击，遇刺身亡。反乌会。 杜克是中央军之首，在那些老军阀里一呼百应。他死在第一行西，这事儿怎么说得清？不可能是反误会，反误会背后的人是我和伍尔夫，难道还有？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刚才杜克。杜克是我杀的。 你你你疯了吗？杜克今早没经任何手续私自离开边境，带了一支含重甲的机甲战队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沃托重地，任何带有跃迁阀的武装不经特批不准靠近。就连当年白银要塞的林敬恒上将都只能乘坐星舰一道道过关。杜克难道比他还狂妄，还不懂规矩吗？ 他就是故意的，不在半路截住他。现在他已经到沃托逼宫了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以德服人吗，亲爱的秘书长阁下？各地中央军听到会怎么？杜克带机甲战队直逼沃托，各地中央军听了又会怎么想？在这件事上，先下手为强，而且。 秘书长阁下的尊臀怎么就自动和星际海盗坐到一条板凳上了？ <laughs> 杜克将军是被反污会刺杀的，和您有什么关系？您只要负责义愤填膺就好了呀！哼，你说的倒轻松。杜克遇刺的地点距离联盟军驻地不到一个航行日，就算人真是反乌会杀的，联盟中央。 能脱得开干系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再说，是你告诉我，眼下只要沃尔夫还活着，自由军团威胁还在，联盟和中央军就不至于立刻翻脸。为什么杜克会突然有这一出？冲动是魔鬼吧？也许杜克对陆行将军的感情格外深。 我又没有扛着炮筒打过仗，怎么会理解那些丘巴的个人崇拜呢？伏击地点选在那里，是因为再往前就要进入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的巡逻半径。秘书长，你还真以为我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是正规军的对手吗？你要是那样，我早就武装拿下沃托了，用得着在这里受您的无理指责和怀疑吗？哼。 <laughs> 这毒品贩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既然您不相信我，那我也没有必要上赶着给您安排后续事宜了。再见。等等，金叔，你怎么这么大人了，还一把小脾气呢？你这么说话，我还以为是当年林将军家里那个坐着独角兽乱飞的小丫头呢。唉，消息来得太突然。 你也和我提前打个招呼嘛！我就是有点慌了，才口不择言的。人都是这样，对外人戴着面具，戴久了难受；对自己人才会格外舒服。其实现在杜克死了，打好了是一手好牌，别忘了。 当年伍尔夫是怎么把中央军凝聚起来的？联盟中央应该立刻发声谴责，做足姿态。那仅仅是姿态，恐怕不够。姿态当然不够。联盟想要和各地中央军同仇敌忾，至少也要遭到同等的打击和损失才有可信度，对不对？你，你是说， <laughs> 要舍得放弃价值开始减少的旧筹码，艾伦叔叔。 杜克尸骨都凉了，艾伦叔叔，没时间了。命运只会给他选中的人一次机会，这机会可能只有一分钟。滑铁卢是怎么葬送在格鲁希手里的？那第八星系呢？我的内应单方面切断了第八星系和边境守卫军的通讯，做出一副这边出了大事的样子。你猜？ 被安克鲁坑过一次的第八星系，现在两眼一抹黑，会对这边有什么样的猜测呢？这时，万一要是杜克派人向第八星系求援，第八星系的将军们会不会觉得联盟同一个套路用两次，有点侮辱智商呢？ <laughs> 最好反污会的那位反战先知被天降大锅吓破胆。 他要是能在仓皇之下再想办法朝第八星系传递点消息，那看起来就更可信了。放心，艾伦叔叔，第八星系会乖乖闭门不出的。将军。 三十架时空重甲全部抵达八星系天然虫洞区，校准时间：八星系标准时上午十点整，沃托标准时傍晚十八点二十五分。将军，远征队的人来了。图兰将军，远征队实验员薄荷向您报道。嗯，来，薄荷。将军，我奉命送来设备支援，十六架装有放大器的实验星舰已经备齐。简单说，天然虫洞非常容易塌陷。 之前我们做的工作就是阻止这种塌陷，以便安全通过。现在，只是六家星舰上的干扰波，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造成天然虫洞区的能量紊乱，能在一定时间内封锁虫洞区。封锁后的网眼有多大？可能钻进多大的虫子？对面即使飞进一只甲虫大的机甲，也会引起虫洞塌陷，被卷入时空乱流。好，待命，等指挥中心指示。 <sighs> 不知道指挥中心会给出一个什么结果。 图兰将军，你也是沃托人吗？ <laughs> 怎么会？我看起来像个富家女吗？我出生于第五星系，那会儿体外婴儿培育的管理办法还没出台，私立的培育中心刚兴起，管理混乱。有个育婴中心开张搞活动，找了一帮新婚夫妇参加，一等奖是免费采集双方细胞培育狗娃。哼，我就是那个玩游戏送的。 还没出生，父母就分手了，把我丢给了育婴中心。育婴中心后来被非法取缔了，我们又被政府领走。因为精神力比较突出，稀里糊涂的被白银十位挑走做了后备军。那你想家吗，将军？如果有一天我们和联盟针锋相对，你怎么办？我有统帅了，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命令。那你还？ 信仰自由宣言吗？信啊！但是不瞒你说，小丫头，能服从命令，万事不用做主，不担责任的感觉，真是好。呃，呃，魏队长，叶公好龙，还是会为龙而战。人呢？来，给我接银河系指挥中心，我吸点美男子，补一补精神。是。 我们的通讯请求又被拒绝了。通讯请求我们一直发，一直石沉大海。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联盟对第八星系独立的事情是很有意见的。李将军为何如此判断？陆总长，就在通讯断开前不久，我们白银一的情报部门设法进入了联盟内网，在前不久的沃托日报上找到了关于第八星系发生的报道，题目是“坚决抵制非法独立”，联盟中央拒绝与之进行外交通话。嗯。 这至少证明杜克没有拦截我们发往联盟中央的信息。陆总长，沃托日报就是联盟中央的哈巴狗，联盟中央指谁，他就冲谁叫，出了名的不要脸。以前销量一下降，他们就把统帅拖出来骂一顿。我家统帅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，市场保证。看不出来啊，统帅，您还是头版头条的常客呢。 <coughs> 总长，托马斯的重点是沃托日报的态度，就代表联盟中央的态度。 统帅，他继续说：“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非官方的讨论内容，民间很多说法向来不是空穴来风，从中提炼出了一些信息。第一，联盟担心中央军不服从领导；第二，各星系也担心联盟回到战前，自己再次成为次等公民；第三，有谣言说，陆总长的彩虹病毒实验成功了，有一支超级武装，时刻准备入侵联盟。我认为。” 这个谣言体现了联盟对域外海盗的恐惧，恰恰也说明了军方不能给民众足够的信心。 <laughs> 这话没问题啊，李将军，不是谣言，我确实有一支睥睨无双的超级武装。在座的诸位不都是吗？统帅，你说呢？一个季老给一群男人灌迷魂汤，道德沦丧的拍花子现场。统帅，都谁脸红了？我给你记着呢。 <laughs> 你不说话。 没人到你掉线了。呃， <coughs> 呃，仅从三百零六号令的内容，以及联盟第二次增兵的量级和位置判断，联盟对我方是有敌意的，这很奇怪。这是两百多天以前，白银一收集到的关于中央军和联盟的全部数据，包括了编制、战斗力、武装数量级。我们综合整理后，认为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。 双方的军事实力会在两到三年内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，之后就看各大星系与中央的博弈，与是否会发生技术爆炸了。当时在玫瑰之心联盟被形势所迫放任我们离开，并且没有对第八星系独立发表意见。按你的推论，才两百多天，联盟和中央军之间的博弈形势一边倒的可能性不大。那么就是两种情况，要么三百零六号令另有深意，联盟不是针对第八星系。 而是用这种态度掩盖什么？要么是中央军和联盟在第八星系问题上达成了一致，都认为我们是威胁。我的感情牌失效了。唉，看来没有白纸黑字的契约，感情牌不牢靠啊，统帅。嗯，我更倾向于前者。联盟和中央军达成一致难不难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候，破坏掉他们的同盟却很简单。毕竟战罗那里有禁国名单。 在玫瑰之心，我什么话都没说，是为什么？沃尔夫应该心知肚明才对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统帅说中对。众人皆醒，唯统帅独醉。为了什么？你应该心知肚明才对吧？ <laughs> 唉，陆校长求婚的姿势太隐晦了。 <laughs> 所以，三百零六号令还可能有另一重作用，恐吓我们封闭天然虫洞区的通道。嗯。 确实，在局势复杂、信息来源单一且稀薄的情况下，第八星系易守难攻。对我们来说，当前最优的方案就是封闭虫洞通道。远征队应该把干扰舰送到图兰那儿了吧？总长，已经收到。换位思考一下，我的信息外界知道的不多，所以这更像是己方神秘势力针对晋恒的对赌。有当年七八星系边界的前车之鉴，你九死一生回来，还会不会重蹈覆辙？ 图兰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虫洞对面有异常能量波动，应该是有什么试图穿过，还夹杂了一些通讯信息。报告，是，立刻接码。先摸清楚对方的来路和意图，尽量避免交战。明白。给我舒缓剂。 跃迁！第五次紧急跃迁成功，五星五号机能量储备低于百分之三十，防护力系统失效，气压降低中。玫瑰之心到了吗？这里是玫瑰之心边境守卫军，请表明你的身份。我是州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代表，上校洛德。 奉命陪同杜克将军回沃图，途中遭到反乌会海盗袭击，杜克将军遇刺。快，我要和第八星系通话。警报已被导弹锁定。你们，我是杜克将军下令切断与第八星系通讯，我军出了叛徒。不想死的话，卸下武装，原地等。去第八星系找林静恒。 向第八星系全速前进！警告无效，发射粒子炮！糟了，防护罩顶不住了！啊！是谁救了我？还有虫魔，这个星球的机甲是反乌会的，果然是叛徒！反乌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要救我？不管了！ 向第八星系发送球员信息。信息发送失败。再来，发送球员信息。信息发送失败，检测到信号屏蔽器，摧毁它。武器部已耗尽，无法对流。目标，信号屏蔽器，全速冲撞。警告，防御罩已损毁，全速冲撞。全速冲撞，发送球员信息。 林上将，乌兰学院二百六十届荣誉毕业生安德鲁布兰登诺德向您报道，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，为联盟战斗终身。自由宣言万岁！ 王沃尔夫元帅被他们控制了，求援第八星系，林将军救救我们！你说什么？杜克死了？稍等，图兰将军，还有另一段通讯，这里是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，问候第八星系总长及统帅，杜克将军命令我们在危机情况下断开与第八星系的联络，杜克将军目前失联，是否遇刺目前不得而知。 我军内部混入了海盗奸细，方才强行突破我军围堵，向巴星系同胞传递了不实消息，请勿轻信。重复一遍，请勿轻信。这段通讯还附带了一段军用记录仪的视频片段。统帅，接下来怎么做？请指示。封闭城东通道。是。所有干扰新建，放出干扰。是。一号收到。 静书，艾伦叔叔，动手吧！我赢了。这么多年，反污会和光荣团两大海盗组织。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一起一衰，唯有自由军团上不了台面，只能暗中作梗的搞地下阴谋，一副夹缝里用旁门左道求生的小家子气。林静书再能搞事，说到底，充其量也就是个恐怖分子头子而已，搞得了恐怖袭击，但想在风起云涌的联盟政坛上插上一脚。 还得靠我才行。